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这个广美，你看给我们带来阳光，穿的这个。对，我今天刚下飞机嘛，下飞机的时候，你知道北京很热，闷在车厢，一进来就看到一个菠萝， <laughs> 热带的水果。 不到芒果啊，不是，我想起我那么久没见到你，你见到我真是一句好听的话。真的是，刚刚一进来我说，哎呀，怎么这么像菠萝？我看到他，我兴奋的不行，他竟然说，哦，菠萝。 <laughs> 菠菠萝有这么那个玲珑浮凸吗？菠萝是动物园它它不完全是菠萝。我头发没，我头发没绑起来。就是热带的，在夏威夷海滩上，人家。 喝那种冷饮，一个杯子上面菠萝冷饮，然后还要插一根小太阳伞。烧烧了皮的那种。哎，烧了皮，泡了水里头那种。没错，夏夏日清凉， <laughs> 夏日清凉啊！我就紧紧抓住夏天的尾巴。对。再过一段时间就不能穿了。没错。鬼月了。对，广美。已经鬼月了。已经鬼月了。而且就是咱们的节到了，你知道吗？ 鬼节吗？七鬼， <laughs> 那是你的节哦，那是你的节。 <laughs> 我们俩要过七夕哦每年的七夕前夕都跟你在一块儿。七夕前夕，七夕前夕都跟我在一块儿去 <laughs> 这是通勤是吧？因为真正七夕是不能在一块儿。哎，七夕七夕，我对七夕这个节特别有感情。为什么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啊？有织女在等你吗？哎，不是，我觉得这个。你是牛郎吗？ 哎，是啊， <laughs> 午夜牛郎 <laughs> 就是我呀！ <laughs> 七夕，七夕，我觉得啊，很美啊。这个美啊，有一个印象是古诗词给我带来的，对吧？你看有一个诗叫什么“青罗小扇儿什么扑流萤”，什么卧看牵牛织女星啊。而且呢，我住的这个地方啊，窗前呐，到了这个晚上啊，就是路灯啊，这马路路灯就像银河落在地上，你知道吗？ 而且我太会想象了，看着望京一带，没错，想象银河落在地上。是啊，我就而且我总就是我心里有一个情节呀，就是我总思念远方的姑娘，就是眼前的姑娘你不思念。没错，就姑娘必须得让她走到远方。没错， <laughs> 所以说恋爱失败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个情节，就是哎呀，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好姑娘。 就是，他遥远的就感觉很美啊！你你每回谈恋爱，你就在身边就说：“你赶快走远点，是吧？”啊，对，就是你不能离我，就老跟我在一块儿就不行。但是就是，哎，其实简单嘛，拉开距离，拉开距离。而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你太美化你的想法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部分男人的共通，就是得不到的才是最美好的。 也不是，就是啊，呃呃，对，也也是了， <laughs> 就是这个不要偷不偷偷不着，不如偷不着，是吗？岂不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哎，你怎么说的这么熟啊？谁告你的？啊， <laughs> 这是男人的心理。但是我跟你说，我是觉得呢，怎么说呢？朝朝暮暮啊，你哎，我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七七夕的那个那个戏戏歌啊，就是戏 <laughs> 果的歌啊，纤云弄巧啊。 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啊，便胜却人间无数。知道吗？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啊，又岂在朝朝暮暮？你知道吗？我特别爱跟姑娘讲这个事儿，因为呢，这个调调啊，好多姑娘其实并不喜欢。 说的很浪漫，但他们不喜欢，他们不要朝这不是，他们不，他们要长久。他们要朝朝暮暮。他们要朝朝暮暮，没错。您看啊，就是有一种男的，有有点浪子性格的，是吗？也照英文的说法啊，他们其实爱要一个 vacation。你白吗？我最近学点外语，他要一个假期，要个 vacation，就是说我们啊。 就是哎呀，到到热带这个岛上，穿着跟个菠萝似的。 <laughs> 我们过一个很美好的，我们所有的感情。哎，我当年啊，就是骗女孩啊，我经常跟他们讲这个，用中国古诗词啊，就经常跟他们讲。我说，你想想，这个牛郎和织女，世界上最诚挚的感情，他们啊，一年只见这么一天呐，一晚上啊，所以说，那是一种什么？你想，两个人想念了一年。 就今夜啊，这个喜鹊搭起了桥梁，我们在桥上相会。我说这种叫这个金风玉露一相逢啊，胜却你人间无数。你们天天在这卿卿我我，而且你哪比得上？ <clears throat> 对，真的是。而且你想想看，很惨，那牛郎织女那还不能搞，对不对？那桥是公共场合， <laughs> 就那么在桥上站着一晚上。 也也可以吧，也可以嘛，就是就在桥上嘛，这这是啊，那将是一年最美的性生活，但是也有可能搞搞搞搞搞，我们别再讲这个， <laughs> 不是，而且呢，你说，哎，我就说啊，什么叫变胜却人间无数？真的是天天在一起的哈，是挺温暖吧，挺挺舒服的，可是真的上谈得上浪漫就是。 就是这种，但是世间有几人能够呢？那是宋代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没有波音七四七，也没有动车，但现在咱什么都有了。对，而且我所以距离已经不是问题了，所以你不要再拿距离来当借口。哎，没错，而且呢，这首诗呢，坦白讲对你感触那么深啊，我对他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哦，这都是小时候呢。 呃，你知道香港啊？以前不是有些电影院专门播这个色情电影的吗？嗯。然后他们的那些戏名啊，和我后来才发现，全香港所有的色情电影，主要是日本那种电影啊，到了香港配上音或者是配字幕，但是片名完全改过。所有帮他们改片名的人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是我的母校中文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哦，是吗？他大量引用中国古诗词包装这个日本 A V，然后呢？哦，那金风玉露一相逢是一个很经典的色情电影的名字。胜却人间无数是他也是一个他的他他用过来改另一个色情电影名，那个名字叫做什么？说什么？呃呃。 猛呃呃呃，猛男打桩机胜却人间无数。 <laughs> 猛男打桩机，我我小时候对这首诗的印象， <laughs> 所以牛郎嘛，牛郎就是猛男打桩机，就被他改造， <laughs> 就变成这样。 文文涛应该有跟他相见恨晚的感觉吧？没不不不，我跟他那有境界的，他是张文庆，我是贾宝玉，但是他是这个这个完完全不同的。哎，你你你你你你觉不觉得？嗯。朝朝暮暮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会变结婚。 <laughs> 喂，就是就是很，你不觉得现在境界太低了，对不？不是，咱们现在说这个这个宇呃宇宇宇宙观呢，我就觉得这个你看哈。 任何东西啊，都有星星和星星之间呢，都是逐渐在远离的。我们知道吗？这个哈勃望远镜就是发现那个发生在膨胀嘛。宇宙在膨胀，星星和星星之间在离散。我觉得啊，天人合一啊，人类社会，你看到这个结构没有？也是从很紧密，逐渐逐渐发展发展到最后啊，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觉得大概所有的爱情结构上。 就设定距离的，比如说我举个像情歌啊，流行歌曲里面，你还可以看得到这种结构。大部分的流行歌曲，或者是以前通俗的流行的情诗，你常常注意到几个字眼是重复出现，比如说遥远。对，常常讲远方的情人，在那远海洋另一方地方。为什么每次写情歌写情诗都要把这个情人说成是远方？而在看这些诗的人。 在唱这些歌的人，听这些歌的人都很有感触。对，但是其实听这些歌的人，我们大部分你的情人可能就在你身边，或者就在你同城，起码，或者起码你你你不会离他太远。但是为什么，只要把这个感情关系想象成，好像要隔着千山万水，千山万水，天涯海角，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这个所谓的遥远的这个感觉啊，是是内设在这个爱情的关系里面的。 就是你再近的人，你仍然觉得好像有某种遥远在里面，就咫尺天涯呀，嗯，是吧？真的是，因为因为这种遥远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先设想，你们两个人就算再近，但其实又是很遥远，嗯，然后这个距离那么远啊，才能够产生更强大的吸引力。哎，你记得他们传的那个诗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什么？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哎，有点这意思啊，都有点互相蒙骗的这么一个美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我记得王猛说过，说是这个历朝历代，唐诗，唐有唐诗，宋词。 原曲什么的，说到现代呢，我们有小品，是吧？段子， <laughs> 哎，段子。其实不一定，我觉得现在有流行歌词，嗯，有流行歌词，而且呢，你看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流行歌词，这个流行歌词呢，大家一看就不是我感兴趣的，那么是谁感兴趣的呢？哎，我看你说说吧，光美。好。 我说说啊，哎，那你为什么会拿出这份来呢？呃，对我展示给大家看一看，展示给大家看看啊。OK，这这首歌呢叫做是蔡琴的作品，因为蔡琴最近在北京办了演唱会，这首歌叫《想你的时候》。然后这首歌呢，我小的时候其实我非常喜欢的，你给大家看一看个歌词啊，嗯，是哪一个糊涂的厨娘把那酸甜苦辣揉在一起，叫我吐不出。 咽不下，是哪一个粗心的酒保把无奈和牵挂调在一起，叫我醉不倒，醒不了？莫非这滋味就是想你的时候？我不晓得，因为那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让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情窦初开，在幻想的那个小男孩的时候的那种心情，真的就是酸甜苦辣。后来我那天听完演唱会之后，才知道原来这首歌真的是蔡琴十七岁的日记。 哦，是他的日记。他的日记后来被一个音乐人哎拿出来写成一首歌，然后也被蔡琴小姐自己给唱红了。哦，哎呀，就像是预示了他未来的感情路，是吗？啊，真的酸甜苦辣呀！谁的感情路不是酸甜苦辣？像我就觉得，我就有时候觉得，你那男生很奇怪。 你就一直要强调这个“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其实我跟你说，两个人要分开太容易了，真的好容易哦。嗯。一句话，一个吵一顿架，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家庭的关系，你要分开何其容易？但是两个人要在一起，而且要好好的在一起，是多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朝朝暮暮，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盼着希望能够？嗯，我没希望，我没希望。但是我就是说啊，这里头有个生物性啊，嗯，有个有个有个有个，这是男人跟女人的区别。有个有个人性，就是朝朝暮暮，时间朝朝暮暮也能终至长久，还能够相处的好啊。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coughs> 是太了不起的一件事儿，也太难，太难了呀，太难了。很多人就何必这么难呢？ 不行就罢了吧，是不是？对，这又牵涉到生物性的问题。这男人跟女人真的还是很不一样。刚才我介绍了蔡琴小姐的十七岁的作品，后来呢，那天我又知道十八岁的作品不是。还有另外一首蔡琴小姐，她自己号称最不红的一首，非常不红的一首歌，叫做《爱你太浓》。嗯，这首歌呢，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也是她自己的作品。 这个时候，这首歌的歌词它是写在大家都知道，他以前是跟台湾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导演杨德昌先生，两个人是结发夫妻。嗯。后来杨先生又是因为这个。杨德昌嘛，对，他是我好朋友。移情别恋了，所以他在离婚前戏呢，这个蔡琴又写了这这个歌词，这个歌词加上那个曲，真的是非常非常浓烈，我听一次哭一次。哎呦。这女人就是这样子，分开了，看着我。 你依然是我的朋友，不用多说。你是否依然爱我？靠紧我说你舍不得离开我，别再沉默。你怎么忍心回头？哒哒哒哒哒哒哒。到最后，他虽然说不再相信爱情会天长地久，你的眼睛眼中我什么都能承受。爱你太浓，所以他在唱这首歌之前呢，他说了一段话：亲爱的朋友们，请你好好珍惜你身边的女人，不要以为她什么都受得了，不要以为她理所当然的。 什么都能受，那真的只是因为他爱你太浓。听听吧，听听吧，啊，你听听吧，移情别恋的朋友。你你的眼中，我什么都能承受，爱 爱你太浓。哎呦！你知道那天呢，去看那个演唱会，我我我，觉得蔡琴小姐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全场跟着她一起在做那个广播体操，跟着她一起大笑，跟着她一起就是。 听了他的故事，听了他的大起大落，听了他的这个被背叛的故事，大家跟他一起掉眼泪。但是他完全就是一个谈笑风生的状态来面对他所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他说，呃，当年想当年他很红的时候，他出唱片的第二天，老板就换新车。 一个月之后，公整个公司搬到新大楼里面去。你要知道，他的高峰期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样子的一个年代。对。但是等他成为老板眼中的黑名单的时候，那时候他心里的苦，然后加上他的父亲过世，加上他的先生的出轨，我觉得他面临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他到现在还不改他幽默的那种本性。嗯，对对对。而且他也，就是他的口中。 口口声声都是一些感恩，他对于李少红导演的感恩，对于北京听众朋友们的感恩，我都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了不起。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上帝给。” 老女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还给她自由。嗯，她真的是一个自由的女人，真的是太棒了。说的有道理，有道理，而且有这个科学研究做证据。啊，六十岁的女人最幸福。我前一阵手机短信文外外外国，你说的对啊，这个女人呐，二十三十那真叫绳索，被都被绳索捆着，你知道吗？呃，都是情锁。 呃，也不见得都是情所，没有，不见得那么纯洁。我告诉你，女人有时候也不太是东西， <laughs> 不是，没有，没有这么说， <laughs> 就是不是。你冲着我来吧，你冲着我来吧， <laughs> 就是不是东西，太欺你了。他没有办法，你知道吗？除了他自己的情所呀，就为情所困这么一种感情动物是没有办法哈。还有一个是社会的概念，社会的种种观念压力。你看，为什么你比如说啊，这女人过了三十出头的这个坎儿以后。 哎，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不是呃百重山吧？还没完全过，就因为啊，从二十，比如说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这对于一些女孩子来说啊，这一年等于十年，你知道吗？因为她在这个时候啊，压力与日俱增，什么压力呢？要结婚呢。 是吧？也就就就是，你像那天微微微微博上，我看有一女的还写什么，呃，妈妈节日快乐，对不起，嫁不出去，就是 <laughs> 你知道她有压力，而且她觉得啊，靠青春的时候在飞快的这个流逝，可是你看，要真是没赶上这一班，她过了这个坎儿啊，她有一种重新呃有个轻松的感觉，但是呢，又会有新的压力。 一直到四十岁，这可能又是一个坎儿吧，对吧？你看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幸福了，就像你说自由了。不过，这个幸福也是不一定是每个人到六十岁都会有的。嗯嗯，这也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像刚刚你讲的蔡琴那种状态，基本上他是所有过去的东西他都放下，嗯，手上有的东西他都敢惜。嗯，对不对？你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因为你刚刚说的枷锁，所以女人的枷锁不只是岁数的枷锁，各种女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枷锁。好看的女人有好看的枷锁，不好看的有不好看的枷锁。没错，这而且这是真是枷锁。为什么？举一个例子，嗯，像有些好看的人，像广美他们这种啊，没错，他们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他知道自己好看，对，他知道自己好看之后呢，他这种自觉啊，就会为自己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呢？比如说，把自每天把自己弄得不好看。 呃，不是，而是对，那是你嘛？但是对待人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预设，因为他太在意自己的样子嗯，所以他会很在意别的人来接近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嗯嗯嗯，这就是一个枷锁，然后有时候会出现很多扭曲的行为跟心态。不好看的人也是一样，他是反过去的，所以。 各种各样的枷锁，我觉得女人身上好多枷锁。没错，女人真是要不说就就要戴戒指、戴项链，一堆都是绳子链子捆着，你知道吗？她就是完全的，我觉得女人很难搞，真的。我就是还是放远点好，不还是爱他们吧？ <laughs> 还是爱爱爱爱他们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作为一位长者是吧？实际上呢，虽然不受尊重，但是我一直都很关心年轻人的这个恋爱和婚姻啊。是吧？就经常跟他们谈心呢。啊。就拆散一对是一对嘛。 <laughs> 不是，所以我就很了解他们。啊。所以呢，我有时候未免呢，他们就说我实际骨子里说我瞧不起女性。有有。我觉得你对女孩子有成见的。有有。你是有成见的。是是。呃，有这个可能性。而且，就像黄美讲你。 一说起这件事，你就一脸怨妇相，你不觉得吗？你为什么就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对啊，明明是你把不幸带给那些女人，到搞到最后，好像是你受害的样子，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你说的特别对， <laughs> 你是不是也是有个？ <laughs> 你说真的就是哎，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就是明明是就说我给人家呃一些女性就是觉得对不住人家似的哈，但是为什么我老觉得他们伤透了我的伤透了我的心呢？是吗？你是不是也有一个什么所谓的预设立场？你觉得因为你长得很美，人家也是奔着你什么？我长得很，你 <laughs> 你是有什么？有点像小白脸似的。人家是奔着你什么而去，所以你才觉得你受伤。 害吗？不是，不是，我觉得那倒不是。为情所困，你知道吗？就是这种黏黏糊糊啊，所以也自也就觉得啊，这个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间耽误在女人身上。讲老实话，但是呢，我又觉得啊，就是嗯，女人太可爱，不得不爱。对，又离不开，是吧？又麻烦，哎呦，好烦。 <laughs> 哎，这是不是我？我跟你说，感情啊。 是很好的，呃，就是永远也不会后悔的。就是你，哎，不管你受多大的这个苦啊，不管是怎么样，你到后来你想啊，这辈子啊，这个经历过这个情爱啊，是值的。我认为是值的，总比那些功名利禄啊，在我心里觉得更值。但是另一方面，我就说啊，有时候我也禁不住，反正也不招女的喜欢，我有时候也对女人有意见。就是现代社会啊，很多感情发生的基础啊，嗯，就是变了。 你比方说啊，我就说经常跟年轻人聊天，我听他们讲，比如说女孩子希望男人把她当公主来对待，嗯，其实这是一种，就像这首，就像这个“七夕”这个词一样啊，这是一种有点古典的期许了。跟现代社会很多男女平等，我跟你说，男尊女卑的时候，女人也有女人的幸福；男女平等的时候，女人也有女人的苦恼，对吗？你比如你现在你还拿当公主，我现在想。 当时的很多潜规则不存在了呀，比如说，你忠于你的男人吗？你你你你现在给你的男人整天戴绿帽子，对吧？你也选择也很多，而且说你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甚至你让男人买房子，那么你还要你你你拿我当公主？不是，主要是现在也也没。